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一十一集。今日出门之前，洛涵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他会在一天内转换数亿年的时空，甚至连生活水准都一并跌回远古。 洛寒说不出话来，林清霄安慰他：“返璞归真，无妨的。 <laughs> ”我知道。洛寒深吸一口气说：“我能适应，我先去给你煎药。”不适应还能怎么办呢？洛寒提着药就要出门，林清霄见他忙里忙外，十分过意不去，扶着桌子试图站起来：“ <laughs> 我来吧。” 洛寒吓了一跳，赶紧扶住他。“哎，你不要动，你身上还有伤呢，经不得折腾。你安心休息，外面交给我就好。”林清霄依然憋着劲儿，“可你是幼子，才十八岁，理应被人照顾。我怎么能让你做这些？”“我已经十九了，谢谢。”洛寒强行将他按回座位上，说：“你屡次救我，我也想为你做些事情。” 你好好在屋里养伤，不要乱动。你要是还不听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林青霄听到他的话，非常无奈。他让他听话，但是不等林青霄说什么，洛寒就提着药出去了。林青霄见说不动他，自己又确实心里不济，便在屋内调息。他忍着痛运行了一个小周天，忽然感觉到门被推开一条小缝。林青霄睁眼。 洛寒站在门边，非常不好意思。你你会生火吗？不会。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林青霄在洛寒心目中一直是万能的，直到今天，洛寒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林青霄也不会生火，不会做饭，甚至可能是个厨房杀手。洛寒忍不住问：“你你不是会练气吗？”我会。 林清霄表情也很不解，但是炼器有专门的火炉，只需要控火就好，并不需要生火。虽然灶台是家中每日都要用的工具，何故要熄火？这真是一个很有哲理的问题。洛寒对林清霄不抱希望了，他点点头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回屋去吧，这里我来就行，我自己做，大概还能快点。” 林清霄第一次遇到他搞不定的事情，并不肯回。洛寒半是强迫，半是胁迫的扶着他回去，然后自己蹲在灶台边，仔细感受火灵气的浓度，再一次生火。在他开外挂的加持下，火终于烧起来了。洛寒煎药不敢马虎，仔细比对着药方，严格按照医嘱熬药。等他将汤药端出来时，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。 屋内许久没有动静，洛寒轻轻推门，发现林清霄已经睡着了。他消耗太多，早就力有不逮。洛寒端着药在门边站了一会儿，小心翼翼唤醒他：“林清霄先喝药，一会儿再睡。”洛寒才刚刚说完，林清霄就睁开眼睛，可见他一直没睡踏实。洛寒将他扶起来，用汤匙搅了搅药汁，小心地吹了吹。 刚煎好，可能还烫，你小心点喝。洛寒将汤匙递到林清霄嘴边，林清霄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汤匙，不甚习惯地低头吞下。这是第一次有人为他做到这种程度，之前许多次受伤，他都是自己疗伤，连熬药都少，更遑论被人喂药。大概是因为龙族身体强悍，他的身体又格外强悍。 所以，从没有人担心过他，因为他无论伤成什么样，最后总会自己痊愈。久而久之，就没人关心了。洛寒吞下第一勺后，见洛寒打算一直喂下去，忙说：“给我吧。”他这么大的年纪，被一个十八或者十九岁的幼崽喂药，他还是没法心安理得。洛寒也不勉强，将药碗递给林清霄。洛寒光闻到药味就觉得很苦。 而林清霄接过药碗后，眉头都不皱一下，直接抬头一饮而尽。等他放下碗后，洛寒立即接过来，细心的仿佛他是瓷做的一般，经不得一丁点磕碰。林清霄不太习惯被这样对待，他哪里有这么脆弱呀？然而这还不止，洛寒将碗收好，体贴的问：“要苦吗？你要吃蜜饯或桂花糕吗？”林清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不用，谢谢。他说完，实在忍不住补充：“我没事，只是受了些伤而已，没那么严重。”“好好，不严重。”洛寒十分照顾病患的心理，并不和病人争执，而是起身扶着他躺下。首领说药效发作时间可能会犯困，你先睡一会儿，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 这些话明明像哄小孩子一般，但是林青霄听到，竟然忍不住沉迷。小时候，林青霄经常见林崇玉的院子里通宵达旦，所有人都围在林崇玉的院子中，一日一日地守着他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整座宅子就如停止转动了一般，仿佛只有林崇玉生病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。 林显红、素怡芳都守在林崇玉身边，寸步不离；白玲鸾也会待在那边，彻夜不归。有时候林山都会派人过来询问表少爷的病好些了没有。那时候的林青霄不懂，他性情冷淡，总觉得被这么多人围着，做什么事情都一惊一乍，实在太束缚了。现在林青霄终于明白，不一样的，因为知道会有人守着他。 知道一睁眼就能看到人，所以林崇玉和素隐月才会长成那般无所顾忌的模样，而林青霄却没有。林崇玉和素隐月拥有许多许多爱，所以从不会害怕失去，做事从不会瞻前顾后。因为被宠爱，所以敢作，所以敢不珍惜。药效发作，林青霄闭着眼睛，很快睡去。 他刚才睡着时，一直若有若无的拧着眉，此刻终于松开了眉心，安然睡去。洛寒看着他的侧脸，有些出神的想：此后再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毫不犹豫的站到他身前，为他挡下致命攻击了吧？洛寒不知道，如果他现代的父母在，父亲会不会为他挡刀？可是显然，在这个世界，除了林清霄 再不会有其他人。宫锦魔君出手那么快，洛寒自己都反应不过来。当时林清霄只要有一丝犹豫，就来不及了。可是他没有，他想都不想就挡在他身前。这样的情谊简直让洛寒无以为报。他何德何能，能让人两次舍身救他，甚至可以说三次？第一次在绝灵深渊，洛寒被锋刃追逐。 林青霄明明怀疑他，还是出手为他挡住攻击，而他自己却因为牵动内伤而晕倒。第二次是希尔米海困魔所的磅礴灵力冲来时，林青霄立即站在他身前，为他挡下绝大部分反噬。第三次就是这次，他实在是一个很容易被人欺骗的性子，可能从小得到的好太少，稍微有人释放些善意。 他就恨不得倾尽全力回报。洛寒在这样的善意之下都感到无所适从，他只能尽自己所能对他好。虽然煎药、照顾这类事情和他的所作所为比起来，微薄的像是滴水落于汪洋。洛寒见他睡熟了，轻手轻脚起身去外面倒药。首领临走时还给他塞了一副外敷药方。 说和内服药配套使用会更好。洛寒找来外敷的药，按照首领的指示将其捣成药糊。捣药听起来简单，其实要耗费的心思却不少。每种药的加入时间、用量顺序都各有不同。这桩事并不难，但耗时又耗力。洛寒没有用灵气偷懒，而是认真的一下一下制着捣药杵。 中古时代对于仙魔两界来说是苦难时。可是对于灵植灵兽来说却恰恰相反。此刻灵气充裕，六界人口没有激增，环境也没有被破坏，仙界物种繁多，一切欣欣向荣。因为物种多，环境好，灵植中的药力也远远高于后世。洛涵对灵气感应敏锐，他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灵植。 空气中的灵气，蕴含的能力远远高于天启纪元。换言之，如果不着急回去，这里简直是极佳的修炼场所。洛寒感谢林清霄的好意，可是他不想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他想要强大，想要保护自己身边的人，而不是被别人保护。若是原罪，因为他弱小，所以出行必须蒙面。 所以必须小心翼翼隐藏自己的身份，结交朋友时也不能坦荡地报出自己父母的名字，甚至他摸索出空间术，都要因为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被魔族觊觎。错的人分明不是他，可是因为他弱，就只能屈服于潜规则。洛涵抬头，望向广无边际的苍穹。这里是中国。 这里有着浓郁的灵气，繁盛的植被，这里是诸神最辉煌的时代。神道昌盛，许多后世早已断层的绝学在这里方兴未艾。罗涵大概能猜到他为什么会带到中古大战，他的情绪波动引发天地共鸣，天雷落下，带来强烈的能量和磁场波动。上次菩提柱等人开启时空隧道，便是借助了浩瀚的灵力。 天雷是自然之力，天雷一击所传递的能量不亚于菩提树、玄龟等人合力。他可能无意间开启了时空隧道，只不过上次菩提树送他回来时，他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所以能主动选择；而这次完全是无意识的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时空隧道中，潜意识却爆发出强烈的想要变强的愿望。 他当时手里拿着这魔石，自然而然的潜意识替他做决定，送他回到镇魔石的时代，中古大战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